锵锵三人行，哎，又婷，哎，又婷今天穿的比较像办公女性。没有，我今天配合你的颜色，你说是不是？真的，真的就是情侣装，情侣装。哎，完全是， <laughs> 而且她自己的上身和下身搭配的都很好。你看下面的裙子的碎点的花里有她上衣的颜色。你们充分利用香港的这个 studio，可以穿蓝色。 <laughs> 没错， <laughs> 在别的地方不能穿蓝色，所以每次都出蓝，出蓝，出蓝。而且，而但是你不要小看又婷，我觉得又婷选择什么衣服啊？ 她都是看着话题， <laughs> 真的哈，今天要美对， <laughs> 不是不是，今天讲的还不是一般的美，而是那种有点职业感的女性。今天她听说要讲卢美美，所以她就穿成卢美美该穿的样子。 <laughs> 人家穿的可能比我高档多了，对不对？她的爸爸是这个这么有钱的靠山。呃，知道了，我们的靠山知道卢美美是何许人也了吗？知道，知道，知道，二十四岁的厉害女孩，掌管了好几亿的这个希望工程的金款。 是希望工程吗？希望小学工程的这个。中非希望。中非希望小学。要做个主，在中国做个主持人是很麻烦的，因为中国呀名目繁多。对。类似，你比如说光这脊梁， <laughs> 这你就分不清是共和国脊梁还是中华脊梁、中国脊梁、 <laughs>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几个脊梁。对。比如评奖，你说你做一个播音员呢，有时候你很。我就我就知道央视有个原来的那个主持，这个做那个是什么脊梁啊？ 那个那个叫叫这个后来后来还出事了， <laughs> 后来就引起各部门调查，你知道吗？你包括就像原来说的，小杨不是随便可以做的。郭美美的那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事儿，你一下你就发现这个名目之繁多呀。红会多得不得了，对呀，对名名目繁多，所以说这个你也非常怕说错。你说希望工程嘛我一看它是中非希望工程。 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就是这个卢星宇啊，这个人叫卢星宇，咱们可以看看他的那个微博上发出来的这个图片，感觉也是胸怀紫禁城啊。 <laughs> 卢星宇啊，他是一九八七年的生人，微博认证信息为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微博中，他与众多政要名人。 交往密切，是哎，对，那有什么惹着你们呢？为什么又又没惹着我，惹着他们了？ <laughs> 他们吵吵就起来，不是这个事儿啊，一出就是一堆事儿，说一坨一坨，就是说啊，这个这个中非，你看哈，团中央主管的青基会向本报发函说，中非希望工程的捐款由其管理，然后呢，卢星宇看来是个富二代，是。 当然，他也呃倡议说，咱们富二代要当仁二代，不是说咱们不是人，仁仁义仁者爱人的那个人要当仁爱的二代，所以他很委屈。哎，又婷你觉得为什么叫他卢美美？我看了看啊，表面上看。 他跟郭妹妹可不是一回事儿啊！是，但我觉得他们当然，他们两个整个的情况，我觉得是不同的。但他们呢，有些共同点：第一，他们俩都很年轻，都是漂亮女孩儿；然后呢，但是他们呢，都可以这个觉得真的觉得漂亮。呃，他们的富有呢？我跟你说，女的说女的漂亮这话，你就甭教。哎呦，我这辈子，我是真的觉得人家是漂亮女生，然后呢又年轻，但是他们呢，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却不等同于他们的年龄以及。 他们都做的是慈善，有慈善，然后让他们觉得有钱，这不应该是在这个大家认知的尝试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它变成这个同比的一个两个女孩。但是呢，我要说的是，郭美美她可能只是一个这个炫富啊，但是她并没有很高的这个怎么讲知识去做做这件事情。但是人家说这个卢新宇啊，本身是这个家中念念书回来的，人家是有很高的学历，然后呢，这件事情是人家爸爸。 这个这是人家那个郭美美是干爹嘛，人家是亲爹呢，对， <laughs> 这个是更靠谱的，就是这个钱肯定是家里面啊或者是这个呃有组织起来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人会批评这件事，完全就是因为羡慕、嫉妒、恨。 羡慕呢？我想大家既然有很高的道德去评判他们，说到底可以做这些慈善？我想，如果哪天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大家是不是会做这件事？你二十四岁会不会接这个活动？我想，所有的人网网民应该也会说，我其实也是会做这件事。大家只是觉得我没有这个机会，以及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给予一般的人有给。 到达这个地位的机会，你看台湾美眉是不是看法简？简单，嗯，那个羡慕、嫉妒、恨呢，是有不同对象的。是，对年轻美貌羡慕，对他有钱是嫉妒。对，对他恨我做不到。背不是做不到，是背后可能有猫腻，也有可能猫腻跟利益有。 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对，这个才是恨。还有就是我的机会不均等，就是他生来就有这道好命，而我靠我自己努力，我也达不到他的好命。哎，不不仅靠我自己的努力达不到，而是如果说这些事情，假定说是有公权力牵涉在里面，那他等于是剥夺了我的幸福，来取得他。你不不，有人说过嘛，那个爱马仕包嘛，嗯，那是深圳很多民工几十块、几十块。 省下来凑成里边的一小块皮，一小块皮，这样的包谁背得起？我跟你说啊，这个，所以，幼婷，你会这么说呀？我完全能理解。就是她，你是个台湾美女，你知道吗？台湾美女呢，你就相信那些生灵的东西， <laughs> 就是， <laughs> 你你知道吗？那么，所以，哎，我这也是我一开始的一个认为。我看表面上的资料，我说这不是一好孩子吗？ 他不是做善事吗？他是家里有钱，那也不是他的错啊，对吧？你看，所以我就会像右晴一样推导啊。那么你们骂他是羡慕嫉妒恨，但是我跟你说，所以是台湾美眉的眼光。作为我们大陆人呢，再想深一层，又变得能理解那些骂他的人了。好，未见得就是羡慕嫉妒恨了，因为呢，声称的这些东西，嗯，微博上介绍的。 所有的声明，所以前一阵儿咱们不是有一次做节目，我说让我们去核查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份声明嘛，对吗？好，这个声明，你看我椅子马上就矮了半截。 <laughs> 声明啊，声明当中大家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呢，你知道吗？也不能说说实在的，公安局也没出来呢，也没说明一定有问题啊。但是以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已经啊觉得有点什么问号。 比方说，说这个他的爸爸，哎，是叫卢俊卿。是这个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哎，我跟你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没准我见过这个卢星宇。嗯。呃，即便我没见过他，我确实见过他的爸爸。嗯。卢俊卿，因为我都说了，我们主持人有一种谋生的方式，就走学。嗯。我们有时候会去主持一些活动，对吧？对。那么。 其中我主持过，应该有他父亲参加的一次活动，我是完全记不清了，有可能就是这个华商会的活动。但是他爸爸的风采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爸爸现在魏建德是政府干部，他爸爸至少当年做过政府干部。你知道啊，就是他爸爸走出来，当时我就一看啊，哎，我没有诋毁人家爸爸啊，我甚至可能是夸他，他爸爸有这个呃我党。 高级干部的风采，你知道，咱们平常看那些革命电影啊，看的多了，就塑造的这种啊，高级干部的这种讲话的这种语气、气度，唐国强的风采，哎，这种这种风范，哎，我当时还说，我说这个这个这个卢总，我说你这还挺很帅呀，穿着中山装，哎，出来一讲话，确实有高级干部的这个风采，但是不是不知道啊？ <laughs> 这这这是题外话，我就说啊，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华商会的会员向所谓“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的定向捐赠三千多万元，已经建设了二十所非洲希望小学。那么他们说，按照这个法规规定啊，就是说收取百分之十的项目管理管理费，这就是卢美美被叫成美美的。 由来，大家会说，可能又婷你说的话，可能很很很很多人不满意。说你说我羡慕嫉妒，我怎么羡慕嫉妒恨呢？我主持正义呢，对吧？他这里头有没有猫腻呢？他要有猫腻，我这个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就是路见不平，是吧？这这个这个这个，要要要要去揭发他的真面目。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陆婷呃，对卢美美研究了很多。 <laughs> 对，我说呢，这个呃。 不止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慈善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觉得跟红会一样，好像很多招募不清楚啊，大家会觉得我们的爱心好像变成他们的私人财富等等，大家有这样的怀疑。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在危机处理上面，可能他们也让这件事情因此而扩大。就像他爸爸出来说，你知道全世界最三冤的第三，全三冤的就是第一窦娥，第二赵作海，第三就我女儿。然后呢，第二天问他说第四还有一个呢，就我。 <laughs> 他说你看我女儿捐了钱，捐了青春，捐了 呃，钱买来的就是青春，去做这件事，我还得被你们骂。你说我们家冤不冤？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回话，就是说，在我们如果在台湾看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什么，他们都低调到不行。 你越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做善事，他越避啊，就是越说没有没有，这个善事就默默做，你千万别来访问我。大家有一种就是你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很大的，所以你讲话的时候你得收敛，你得有一个模范，而不是说有钱我捐了我做善事怎样，你怎么不夸我，你怎么还要骂我，就是那种。 态度，我觉得，但是呢，会招骂。你知道吗？这样，我就想起去你们台湾撒钱，我们那陈光标了，对吧？但是后来对陈光标这个人呢，基本上形成的公论就是，那只要他的钱不是不义之财，是，那么再高调，他实际上是帮助了人，总是应该呃肯定的，对吧？呃，那么这个事儿，徐老师，我就发现这也是中国社会啊一个特别难解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假如说所有的声明都是真的，假如说这个孩子。 自己也捐了一百万。嗯，假如他爸爸的钱是好道儿来的，那么他们要去非洲，当然也有些人骂说有钱为什么不在中国建小学，要去帮助非洲？这玩意儿你要骂你那那当年毛主席就开始了， <laughs> 是不是？支援亚非拉，但但这就不能这么说吧？问题是，哎，你像这个卢星宇在微博上还跟人呃辩论呢。 说，我把从小到大长辈们给长辈们给我的几百个红包，这几百个红包就一百万元 <laughs> 全部捐给了工程啊。说这个这个这个世界世华会的筹款目标，十年筹款十五亿，在非洲援建一千所希望小学。这是将来的计划啊，将来的计划，对，就是他们。他那学校有没有建了到现在？呃，说啊这个卢俊卿，就我见过的那位啊。 曾经率领三十多位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中国企业家慈善非洲行代表团，分别在这个非洲三国启动了中非希望工程。反正，是有没有建成任何一家呢？呃，听说是有的，听说这声称是那么那么多国内的这个做生意的人，他们也愿意捐钱到非洲去盖小学。是啊。 这个中国青基会这个机构可以相信吗？中国青基会是这样，它是呃这这个我做过调查，嗯，它是民政局登记的，它的业务指导单位上面是团中央，嗯，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那咱们应该相信吧？那青基会说了，但是青基会不是青基会说了， <laughs> 说呀已经建设就了二十所，从中收取百分之十项目管理费费，但是呢有一位青基会中层官员呃也说。 说这个中非希望工程项目低调宣传，担心有争议。民政部一位特邀专家说，这个项目是否推行，曾经在青基会内部存在不同看法。那这个事儿怎么说？呃，根据美国的经验呢，美国有一些国际性的慈善呢，其实他政府在后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别的推手的，比方说呃那个原来那个卡特有个叫和平军。 这个计划呢，对实际上对美国青年是一个以插队落户是非常高尚。在我听来是，就是好像美国的大学生，他们参加了这个和平军以后，他们就要到先在美国受一个训练，然后呢就要到印度、孟加拉、非洲、肯尼亚、什么尼日利亚那些地方住到普通的非洲人的家里去，很苦很苦的。这个这我女儿就认识，他们同同学就去做这样的事情。嗯。 打完了针，到那里去一年、两年，接触各种，就是最苦、最苦。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插队落户这样。嗯。然后他对很多青年，他愿意去，家里很富有，但他愿意放弃这一切。但美国政府呢，会提供一定的保护，比方至少人身安全啊，或者你中途改变主意让你回去。那么，虽然他对美国青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从他美国的国家战略上来讲呢？ 他又是他的另类外交，是，他使得美国的民众呢胸怀世界，美国的年轻人知道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哪怕中东国家有的还有危险。所以实际上，从我们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呢，这种这种民间外交其实背后都有战略目的的。但但你给我们开拓了一个思路。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说这个卢卢美美啊。 她虽然跟郭美美不一样，但她之所以变成卢美美，她确实跟郭美美有关系。 <laughs> 我说的话是不是有点绕？我跟你说，是因为就是就是怎么说呢？你看，我们不信呐， <laughs> <laughs> 这个社会，你看现在已经搞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哪怕你说了，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啊，就上次红十字的会的事情，说明我们大家对于政府办的慈善。 严重不信任，是，而且因为郭美美的事情，我们才搞清楚，原来中国红十字会跟国际红十字会不是一回事，嗯，是一个官方机构，对不对？很多人原来都不知道，嗯，因此引出的很多问题，包括现在郎咸平也提出什么什么捐血都是免费的，卖血每年有多少个亿。 这些都是以红十字会名义在运作的，那这个是一个对公权力的一个监督，对不对？可是这次的事情说明了，因为对公权力的慈善不信任，当时你你记得吧？那个小扎马上提出来，就应该大力提倡民间慈善，对不对？是。可这件事情就给我们另外一个警钟，就是说，我们对民间慈善更不相信。哎哎哎！你你你看到没有？你我我的不相信在哪里？我就非常简单，什么协会啊？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这极没文化。没有一个机构会给自己加形容词。 <laughs> 你明白没有？你比方说，你可以参加中国艺术工啊电影工作者协会，你不会参加一个中国杰出电影工作者协会，这是简单没文化嘛？你你参加进你就结束了，没参加就不结束吗？ 对不对？又听咱们俩成立一个优秀主持人联盟，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快说，有什么内幕？ <laughs> 有什么内幕？没有，我只是说，呃。 <laughs> 我只是说，他们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协会之后呢，或许这个学校真的有建的，只是说。但是这位执行主席从来没去过，是吧？对啊， <laughs> 就是你知道，我们刚才这个就像这个呃老徐老师说的，很多在国外的慈善机构，你做的人，你本身都要在那里过的。我去采访过日本财团，他是呃全世界这个 NGO 前四大，他做的就是一样，他不日本他们除了日本他们建那个养老院呢，他在外面也建学校，然后呢帮助很多这个平民，他的这个。 团财团的团长啊，他们是住在那边住一年的，他是在那边跟着他们，就是过那样的生活。他还知道你需要什么，而且我可以帮助你什么。所以如果你只是说你把一百万的压岁钱捐出去，你就觉得你在这个，对你就在主席面就觉得你就做事了。我觉得你把慈善看得太简单了，而且也太忽悠。 一般人的尝试了吧？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所谓民间的这个这个金钱的不信任也是非常普遍的。我现在到很多酒店，到很多场合，你都会发现有一个什么协会，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专家，然后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 宇宙天地，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对不对？然后它里边呢有几张跟领导人拍照的照片，跟什么人的照片？这些照片呢，他都经过处理的，他把旁边的人裁掉，什么什么，然后又收很多会费。然后他其实他的目标那个可能非常高尚，将来火星协会。 <laughs> 其实我，所以我就说，我都主持过他们这个活动，我也一直没闹清楚过哈。呃，组织这些个企业家协会到底是干什么？ 筹钱嘛，筹钱嘛，筹筹筹筹主办的人来讲就是圈钱，参与的来来就多一个社会关系。是，我们大家 build 一个一个社会关系。我我讲句开玩笑，香港不每年有七一有庆祝嘛，嗯，就在那开酒会嘛。我也接到邀请，我去过一次嘛，我去过一两次，全是这些做生意的人。 哎呦，真是慢死我了！全全都拿出来一大叠的卡片，上面都是这种符号，什么什么协会，什么什么杰出，什么什么是著名商会，互相之间都在拉来拉去。你看，是在这个华商会的官网上，罗列着一百多个顾问和高管的名字，包括一位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啊！好家伙，呃，两位什么国原来国务院的，原来证监会的，原来各部的都是员啊，都是员，什么的，好家伙。 只要团中央下面的青少年基金会在这件事情上清楚，就没关系了。 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忽悠的事情了。然后青少年基金会会去调查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名誉牵涉在里边。中非希望工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去，他们只是在国内做社交、做做。而且我在想的是，如果你这是一个协会，那你肯定会有一些，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你会有董事会，会有个组织。你这个组织可以决策一些你们的，比如说善款或者什么。谁决策一个二十四岁的小女孩可以当头？而正好她爸爸就是。 这个会的最主要的出钱人，那这个。 这个怎么是选拔出来的？我恐怕也觉得这是。是啊是啊。只有听一下，哎，怎么回事啊？对啊，那怎么不会是选另外的一些呃这个会员呢？这就果参加的家的概念在里面了。然后这个事情一闹呢，你看现在很多参加这个会的人都在抱怨，交了很多钱被骗了，拿不到什么东西等等等等。这我我相信这一类的机构会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哎，就是我现在觉得啊，有中国的这个企业里啊，有一种宗教化的现象。 有些时候啊，他们比如说一个企业主啊，他出来的这个范儿啊，嗯，是个领袖的范儿，对，你知道吗？呃，这个现象极其普遍，就是是不是他觉得啊，树立这个个人性格魅力能够促进员工的这个凝聚力？咱这从正面讲，但是有的时候你觉感觉啊，那家伙就有点山呼海啸啊，就是就是就是有点那么个劲儿，就是而且自己的公司里啊，搞出很多标语口号。 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背，整个里边下面像军训，像真的像宗教一样，嗯，全部都要崇拜这个老板。这个，这个。但我觉得这是可以像郭台铭是这样的，他们的郭台铭郭台铭在这个企业界的他的管理学是很军事化管理，这是非常有名的。他对内是这样，但是你看他对外，他绝对不会对任何的民众或者是媒体讲话的时候，也是像他在公司里面这样子叫你罚站或者是。 拍桌骂人，这绝对不是。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laughs> 对，这是两回事情，所以我觉得是说，大家。